一对话。您好，李老师。你好，您身体好吗？我很好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生词。您，李老师，身体。 很。三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、二、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发音学。an。n。in。 很很很很，你您你你，喊喊喊喊，看看看看，干干干干，阴。 引引印，拎拎拎令，五班，谈，称，翻，本，弯，摊。 林登，坎山，更门，深坑，平、阴闷六妈。 猪猫飞收喝偷哭高刀都黑开搭吃八车客蛇火。 锁皮梨笔米山蓝看饭门布板课文，我看书。 我看书，他吃李子，你吃梨，他看书，我也看书，您不看书。